唱那无阿弥陀佛，齐唱南无阿弥陀佛，齐唱阿弥陀佛，齐唱南无阿陀佛。大家好，我哋迟啲瞓，祝大家佛诞咪圣诞快乐，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。你听日嘅系得得得点 r e a 嘅战斗球台 HK，一个追求连线嘅。 头，佛光到普照，为师主佛共献香，油，如来佛如佛都佛你。思考要独立，抽水要坦白。贵师杰，政治有新任。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部分嘉宾意见。翻嚟。